课文四，在客厅。你怎么还喝咖啡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晚上睡不着觉吗？没事，我只喝一杯。你还是喝杯牛奶吧，可以睡得更好些。好吧，牛奶呢？还没买呢。生词。 睡着，更。